锵锵三人行，哎，广美，要不说我说你真是这模特身材，穿什么？哎，他他今天本来穿的是我们这儿不让穿的那个那个抠蓝的这个技术不能弄，他穿的蓝的，对，结果穿的我的衬衫，真的吗？这是我的，这你看这这你说这模特身材是吧？一穿穿什么？穿谁都行，哎。 真是。那以后我来录像，我就不用自己备衣服了。没错，就你淘汰下来衣服给我穿。说明你们俩的身高是差不多的。差不多，差不多。 <laughs> 身高你也差不多， <laughs> 差不多。他比我高一大截儿，所以咱们俩真的是体现出目前中国女人和中国男人的现悲惨现状啊。但是我跟你讲，广美，你也不是典型的中国女人的这个相貌和身材。 你就偏偏偏偏欧欧欧欧化一点。宁浩导演他是经常就跟女演员在一块儿的，对吧？他 <laughs> 你可以评价评价。嗯，对，比较有立体感。哎，你看，我我。 我可是纯的啊， <laughs> 我们家没有任何的那个， <laughs> 也不太好说， <laughs> 不太好说。我跟你说，汉族人就别说什么纯种，我们在历史上那混过不知多少回了，对吧？啊，民族大团结就在我们的血液里。我我是说，王梅，为什么你我要借用你的这个头来说这个问题？前几天我看到在微信上他们看到一个一个调查，哎，有根有据的啊，他是平均调查了比如说几千个中国人，或者几千个这个欧美人。 发现呢，就是中国人长得比较悲催，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脸呢，大概数字长和宽的比例，比如说要是欧洲人呢是呃一比零点七六，而我们中国人呢一就长是一吧，宽是一比零点八四，这就说明我们的脸呢比人家宽，而且还有个事儿是什么呢？平均的头围。 我们的头啊，原来我们的头比他们小，比欧洲人的头头小一些，头围小一些。可是呢，欧洲人的头，你如果从俯拍、从上边看呢，是椭圆形的，哦，椭圆形。而我们的头呢？ 您您好摸摸后脑勺，你 <laughs> 知道，我们是基本上是正圆的，你知道吗？他们说这就意味着一个更大的悲剧，就是说我们不但头比人家小， <laughs> 嗯，我们的脸还比人家宽， <laughs> 这这叫什么模样？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审美系统，这是站在西方审美系统谈的嘛，对吧？那你我们如果就是如果我们属于文化强势哈，如果当年。 我们我们统一了世界， <laughs> 我们属于文化强势的话，对，那他们就按照我们这标准来了。你看咱唐朝， <laughs> 对，咱们的标准。其实真的是这样，我我还记得我十年前我在伦敦去拍一个算这个国际级的一个一个洗发水的广告，那个时候那个化妆师他坚持不肯帮我做的一件事情，害我后来都哭了。他不肯帮我夹睫毛，不肯帮我画眼线，他就告诉我。 中国人就应该长这个样子，你就是不能够有又长又翘的睫毛，你就是不能够有又黑又浓的那个眼线。我们觉得你这样是最美的，然后我就难过了，我都哭了，我就觉得自己特别没有信心，就觉得没有被化妆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审美。最近微信圈里的一个呃一个热门话题，它出现了一篇从一篇文章出来之后，你们肯定也看了，连续出来了，成了一时的一个话题。 叫做什么呢？说这个现在上海马路上明显女的比男的高一个档次。说有图有真相，这开头啊出现这么一个热帖，然后这帖子总结说现在的中国这男的要么就狗头狗脑，要么缩头缩脑，没一个看得舒服的。倒是女生都蛮有气质。然后这个早在二零零三年，知名杂文家燕垒山就发出这样的感慨，说中国的女的呀，不管是衣着普通的打工妹。 还是服饰时髦的白领丽人，个个都有型有款，至少是穿着得体，容颜顺眼，双眸有光。男的呢，打工仔是面皮灰黄，头发干枯，衣衣履寒碜，眼神迷茫。白领男人呢，则歪身勾背，蟹行胡步，睡眼惺忪，萎靡不振。这个中国男人中，膀阔腰圆，雄姿英发的极其罕见。然后呢？ 这个有一位精英女性，叫做这个赵灵敏，资深媒体人，她最近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啊，呃，然后呢，另一位女性精英啊，已经写成了一篇《中国男人为什么这么丑》，文中写道，哎，我觉得他写的是在说谁呢？他说，近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西方男性获奖者。 从奈保尔、库切、帕慕克、克莱奇奥、略萨等人，无不风度翩翩啊，各有风度，个个都堪堪称老帅哥。但为什么咱们这些不靠外貌吃饭的普通人，尤其是中年以后的男人，对自己的形象如此不顾惜？丑就让他丑到底呢？ <laughs> 哎，对这一系列观点，两位怎么看？ 嗯，我觉得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它有它有多种原因引起的，它不会是就那么一种原因，它是个复合问题啊，包括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今天的价值导向的单一化，呃，包括呃男女权利的不平等，怎么说？嗯，总体来说是处在劣势的一方需要打扮。 啊，处在劣势的一方需要打扮。对，因为你你打扮是给谁看的，对吧？就是其实有有有很多其实就是在心理上面的这种。你比方那个呃，就是他他他有他有权力不均等的一个一个情况。然后第二还有一个说呃，你从传统文化上来说，我们并不是非常注重这个呃外在形象的这个这个文化。 我们从这个呃，因为因为中国到后后期，现在这种文化是杂糅了很多少数民族文化的，嗯，呃，还就是所以呢，他他并不是非常重视这事儿。另外还有就是像今天这种价值观的单一化，这种价值取向，呃，就是成功是第一位哈，而不是说个体之间的那个。 情感是第一位的哈。比如说，男的只要有钱，对那就性感。对对，就是说他成功，他只要只要足够成功，只要足足够的有权利或者是怎么样这样的话，他就呃无所谓形象。我觉得它是一种复合化命题，包括中国本土的这种大陆文化。啊，宏观的说，我觉得其实中国是一个呃很难走向精致的国家。嗯。对吧？你看那个大型国家吧，国土面积巨大的国家，基本都很土，这不是中国。 你像这个什么俄罗斯、中国、美国，也很土。 <laughs> 美国也不洋气。美国那个服装穿的基本上就是就是 T 恤衫、牛仔裤嘛，这就是美国的品牌哈。美国没有什么特别精致的。而且半个国家的胖子对，是这样。其实美国人也不重视这事，就是嗯，并不是说我我觉得这个在基本文化上的这个这个就属于就是国大国文化，它还有这个原因。就像。 我发现所有的那种精品服装啊，特别精致的东西，都出现在那个弹丸小国， <laughs> 就是像是欧洲嘛，像对像欧洲啊或者日本的韩国，就这种国土面积不太大的国家，我觉得这个很好理解哈，就像他们这个跟资源有关系吧，就是他们要弄块铁出来做把勺子，这事儿我得传三代用， <laughs> 对吧？你像那个大型国家的，那那就是我我一次性用完了就扔了，我我还有。 那其实你很难培养出一种叫做节约的文明，而节约的文明才能催生，才能加大人的力量，就是设计啊等等这些东西，让它质量和审美各方面都是过关的，所以才会节约的文明催生精品啊，催生品牌。哎，他这个观点挺挺挺少见。哎，你你你怎么看？对你们这些精英女性对我们的评价？ 你们都已经上升到这个大国文化的这个高度的话，你叫我怎么评价？不你不用， <laughs> 你就从你的你的直觉说，你觉得中国男人是不是形象很让你失望？ 其实说真的，在那个看到这篇文章之前，我还真的从来没有这种细细的去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像我跟我先生结婚之后，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很多人觉得我老公什么其貌不扬什么，但是我跟我觉得老公身材很好啊，我老公不但身材，整天打篮球。不是，而且他，还我觉得我老公是那种很有英气的一个人，但是他的服装上，我也觉得。 咱能不穿那种打折宽宽腿裤？咱们能不能怎么怎么？就是我会想办法去倒腾一些他的服装上，就给一些建议什么的。我女朋友在旁边，哎，你把你老公弄那么帅干嘛？ 你这样子，你这样你增加你老公的风险，各种危险度。 <laughs> 然后我逼着我老公可能要弄点，因为他五十年没有用过那个那个护肤品。那我说北京这么干燥的地方，你怎么能够？他还自己很骄傲说：“你看我一辈子没有用过护肤品。”我帮他涂乳液的时时候，我都觉得他身上那个毛细孔，就是太。 需求、渴望那个、那个滋润的那种感觉， <laughs> 至于吗？ <laughs> 他自己，我告诉你， <laughs> 我也没用过。他自己都，他后来自己就是他自己知道那个区别。他时间到了说，老婆能帮我涂点什么什么东西吗？我有说，但是，但不是不能讲上瘾，而是说他在经历过之后，他知道那个东西的区别。但是，我觉得您刚才讲一个，就是这个弱势的人，他可能就是像我女朋友会来告诉我，可能我女朋友她心里真是有那种不安全感，我才从来不帮我老公打扮。 我绝对不要让他很帅的出去。你有多土多土，你能多怎么着怎么着？最好你那个 <laughs> 眼镜，你一十年你都眼镜都别换，然后看不清楚也没关系。就怎怎么拉他怎么来。所以说，我不晓得，可能有一些部分女性还有一点这样子的那个，所以她们会觉得没有问题。我我我不需要我老公这么帅。 行，你的结论也很奇葩，就是说中国老公邋遢呀，完全是中国妻子的自保之道。有 <laughs> <laughs> 点虚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再给你们提供点材料啊，说是啊，说说中国官员也没起到好的表率作用，说这个体型偏胖和穿着不得体，让一些官员成为审美重灾区啊。然后说在官场流行一种穿法，把裤子提到腰以上。 <laughs> 配上扎进裤子的白衬衣，这种穿法被网友戏称为“抹胸裤”。 <laughs> 抹胸裤，然后说重， <laughs> 这里边就说到谁了，雷政富这样的案例，甚至成了外表不重要的佐证。就是说，重庆落马官员雷政富，大概是中年中国中年男人堕落身材的样板儿： <laughs> 秃顶、油光、肚腩、赘肉。不过，即使是这样的身材，只要掌握权力，也能睡到美女。 这跟你刚才讲的什么劣势有关系吗？对啊，就是跟权力是有关的嘛，就是你处在哪权力方。其实你比方说，呃，你到公司啊或者什么地方，你也会发现那个穿的最不在意的肯定是老板。嗯。对对，越往基层员工他其实是会越精神，西装革履的，然后搞得很很样子。所以其实，呃，跟跟你掌控权力是有很大关系的。 你看我现在这个人到中年啊，我本来有一阵儿特别爱穿衣服，嗯，还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又个这个，但是我后来渐渐也确实是发现了，这个好像，最，最有我觉得就是说是第二等的人人才比较重视这个外在外外外在，我眼里见到的第一等的，就这种真是这这个这个这个非常高等的人才哈，好像都是过去中国有一句话叫圣人不相，就是说。 真人表面上看不出来，嗯，你比方说，你像说季羡林曾经在北大给当成保安嘛，这个包括当成那个看校门的那个老工人，哎，这是中国人认为的一种了不得的人，就说表面上看起来跟一老师傅一样，实际上是一大学者。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叫文化认知的问题，就是从我们自己的文化认知到这个传统以来就有这个。 就有这个认识了，就是说，人首先最重要的不是不是外头，而且有的时候过分重视外头呢，反而会觉得呃，就是就是，他会关注事物的表面化。你看男的看女的好看难看，我现在发现这种议论本身呢，是不是也表示女性意识在抬头？就是说我们女的也得要求要求你们好看难看，你们不能太邋遢了。你觉得有这心理吗？ 有吧，但是我我我先回应一下令导刚才讲的那个，就是说对于男人重视外表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现在在我起码在我身边，我看到两个非常极端的群体，一一个群体就是，真的是。 过度的，就是很多男士，就是他在乎他的外貌，在乎他的这种容颜，各种保养什么东西，就是出去旅行，他的行李箱就是三天两夜的旅行，他行李箱比我还大。我说你里面都什么东西？哦，我那个各种这个护肤品，那个护肤品，还有泡脚的东西，什么什么东西，面膜什么。我我说有两天而已，他说那不行，一天都不能少。然后各种换的衣服，早上穿什么，晚上穿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就是我很敬佩他这样子的一个。 精神，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过了头，所以我就说真的是很极端的。但是，我我觉得您刚才讲的，就是说过度重视自己外貌外貌的人，可能会忘了这个根本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是有点过了。那有一些人是完全的，他觉得说，我只要有才，我有内容的话，我可以完全的。 不管不顾我自己的外表，我觉得这两个极端都是很不可取的。嗯，我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概念的模糊，就是大家到底是重视外表还是重视健康？ 就是这两件事情，其实就是说，外表跟健康其实也也有一些联系。就是说我我觉得，其实你是应该是注重健康，你比方说你不要过分肥胖，你不要过，其实那那那那是一种不健康的形象。嗯，但那你其实你你比方说，呃，对我我美国的文化也一样，他有时候你一定要身体好，你一定要每天锻炼，然后你不是说每天要穿的怎么样，但你的你的身形一定要够好，你身形代表着你的健康。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呃应该鼓励的是这个方向，你应该是重视的是健康。 但你不见得非得重视的是外貌，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哎，咱们就说一个具体的啊，就说哎，那天我看见一个那个时装设计师写的书，意大利的那种阿玛尼他们那种哈，我就发现他们就有句话，就是说呃，如果你穿了一个宽松的运动裤，嗯，那么就反映啊，你就自暴自弃了，就说你对，就是反映这是一个没有节制的人，就是你对你自己啊。 没有要求了。如果你穿，他那意思就得去紧身的，怎么着也得是特别合、特别合身的。你你你，他就认为这个这个东西就是说，服装也是一种语言，对外表达的语言。如果你最后哪怕你是个胖人，你最后选择了一个宽松的运动裤的话，你也就等于对自己啊彻底。 就是，反正你这个人没有节制的美德，你知道吗？其实，对我前段我看了另外一篇文章，也是很类似，但是她讲的是女孩，她就是说，其实你们真的是应该要为那些保持身材很好的女孩致敬，因为你这真的是需要非常高度的那种自制跟。 节制，对，你在饮食上，你在运动上，你在思维上，各方面，你就要把你自己的体态，因为很多女生、男生的肚子可能是喝啤酒什么吃出来的，女生很多肚子是因为你长期的姿势不良，例如你你只是你这么做，嗯，肚子都会出来的， <laughs> 就是说你你如果背脊不是老是拉挺挺的话，就是说你要知道每天他要想多少的事情。 才能够把自己的体态保持的这么完美，所以我我觉得那个理论我还是挺呃，这里头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男女不同，所以价值呃价值认知不同。男性是一个社会化动物嘛，他的他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呃，不见得是这个，就是男女之间啊或者什么样的这个这个事情，他觉得最有价值是我在社会当中所。 所承担的责任或者是位置，所以对于他来说，他更关心的是这个事。他是社会性动物，而女性实际上，在目前的全世界来说，她承担的这个结构，它并不是主体。虽然我们已经在说男女平等很多年，但其实你包括国外看，他也很难做到真正的在。 呃，因为你就看全世界的首相有多少个到底是女的， <laughs> 就是在在这个权力结构当中，她并没有真正实现这这一步，所以在这个阶段当中呢，很多女性更多的是倾向于情感、家庭，呃，这个方向，所以女性会更关注这个身体啊，就是更更靠近这个方向的东西。我最近在看一个那个 BBC 拍的那个纪录片，叫那个《地球无限》，就里面有好多我很特别喜欢看动物的动物方面的纪录片，然后它就有好多那种呃。 无论是禽类或者是那种那个兽类，他们在发情期的时候，那个公的为了要争夺那个雌性的交配的机会，你知道那个公的那个羽毛一张开，那个漂亮到简直让你没有办法相信。就是说，我不晓得就是在动物界里面，为什么雄性的那个动物永远可以比那个母的这其貌不扬到你完全没有办法相信。然后你看到两只那么漂亮的那种。 公的那种鸟在为它打斗，然后两个大麋鹿，它那个脚就弄恨不得弄得你死我活的。我有时候就觉得，为什么人类就不是这个样子呢？因为我们比他们更多了另外一层东西，叫社会性嘛。 嗯，就是说他他更更注重的是社会性了，已经不是说注重说简单的吸引性但是，是不是因为有了社会性，你就可以把那方面的东西全部都退化到一干二净的？当然，当然，当然不会，是因为平衡的做法一定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以目前的这种方式发展的话，就是现在的社会性明显就是男性的社会性需求明显是强过动物性的那个简单的那个动物性需求，所以他的注意力其实更多的不在这个。 这事儿上，你你都别说外表了，现在很多男性是连健康都忽略的嘛，就是为了成功亚健康。对，为了成功，根本连觉都不睡，或者那个 <laughs> 就是每天喝大酒这个样子，所以他都不仅仅是一个外表的问题，所以还是个价值导向的问题。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问女的呢，我一直认为，你比如说啊，现在我那个那个什么呃服装师啊，也整天说说现在啊，你得穿点那个窄的裤子， <laughs> 窄的，甚至是就是七分裤。 这哎说这个说你现在这个裤子一脱到鞋上那就是土鳖啊，完就给我灌输这个。结果我穿了一回之后啊，尤其是夏天呢，我真不舒服，你知道吗？我觉得第一要义，我就是典型的中国男人，他得舒服，他不舒服不行。可是我后来发现啊，女人永远穿的，你看都是紧身的裤子，所以我一直不太了解是不舒服吗？你们穿的所有的女人，哎，包括广场舞的大妈，你看。 他也是紧身的那个，松紧的那个。我不上节目的时候，我穿的也比较宽松，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就是说，我觉得这还有一个是，就能力的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在配合不同的时宜，以不同的造型跟服装出现？就是你跳广场舞的时候，你有广场舞的打扮；你参加正式场合的时候，你参加别人的喜宴的时候，你不会永远一套衣服从头打到尾。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我我不是要求你二十四小时都要容光焕发的这种，英姿勃勃的在我面前出现。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这有时候是一种尊尊重哦，对别人跟对自己的一个尊重，我觉得是这样。但是因为那那几篇文章出来之后，我比较好，我那个内容我就是简单看完之后我就哈哈一笑。但是我很专注的在研究下面的那些评论，嗯， <laughs> 就是一片的骂声，大家各种骂，就讲的就是说，老子。 这么辛辛苦苦的，就就一直是说为了这个生活， <laughs> 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谁有时间去在乎什么什么梳妆打扮这些事情？对，而且其实审美这件事情是一个，就是说我们穿什么衣服、服装这件事情，是一个叫表层流行文化的一个系统。表达。对，这个系统其实只有四到五年的一个周期就会过去，它也并不是最最关键的部分，而而最关键的部分还有就是你更深层，比方说你的精神上的健康，你的精神上的，但是我觉得。 男人打扮不会影响到你的，不会影响，不矛盾。我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不矛盾，但是他有时候就是他这第一关注点。